Someone who Ah! 我是你的，要什了，要什了！伊利，我来喽！我们来接！哇！哇！伊利，伊利，你在哪儿？啊啊！这我我我在哪？儿？玛尼，我说过了，宝宝只是踢了一下。 没事呼呼，哇哦，哦，你想把爸爸给吓死，害我像蠢蛋。宝宝从悬崖上掉下来，就嘣嘣嘣嘣，咦，知道爸爸？嘿，家家， <laughs> 啊，抱歉了，各位，假警报，宝宝就踢了一下。你猜我现在想踢谁？这礼拜已经三次假警报了。饿了，好戏结束了，解散吧，通通解散。 哎呦，我看这里好像不止一个怀孕哦。哦，我又还没结婚。啊呜！刚刚可惜呗，看起来像双胞胎。啊呜！Money，我知道你很兴奋，我也是啊，但是你有一点超过喽。好啦好啦， <laughs> 怪了，你口气还真像迪亚哥。哎，等一下，迪亚哥哪去了？ 啊 跑起来正顺， <laughs> 你看，你看，你看，先来个马步，再踢个正步，吃屎吧，迪哥。现在，哦，那可以看了吗？轻松点，别吓到宝宝啦。宝宝好的很，要担心的是他神经质的老爸。啊啊啊啊！不可以偷看。叮当送给儿子的游乐场。哦，哇。 这都是我做的，我们的全家福。嘿，为什么里面没有我？你可以挂这里，这里超适合你啊。高木堂，小心点，还在施工阶段，到处都有危险的东西。你在搞什么鬼啊？你把大自然跟孩子隔绝了。 跟大自然隔绝了，这怎么可能？说什么傻话！玛尼，我们的宝宝要在这个世界长大，你改变不了这点。我当然可以啊，地球上数我最大了。好吧，大块头，我倒想看看你怎么对付这些小鬼头。走了，喜德，我不让你碰任何东西啊，这里都是给孩子准备的，你是孩子嘛？ 啊！什么？吞回去？哎，迪亚哥，你回来了，你错过最精彩的部分。哦，好，好，我待会儿再倒带看一下。好，行啊。e 尼，迪亚哥看起来好像有心事。不会，他有什么事儿？你去跟他聊聊啊。 男人跟男人不聊男人的问题，通常只要拍个肩膀就行了。这样粉瞎哎，那是女人对男人，那比任何特效药都管用。好，好，好，我去。哎，哎，拍我肩膀干嘛？ <laughs> 我真瞎。 哦，对了，呃，伊利觉得你心里有事，那我就告诉他。说真的，我一直在想，最近我可能要离开一阵子。好啊，那我就直接告诉他，没事好的很。曼妮，不要自己骗自己。我是一只老虎，应该要狩猎，而不是陪小孩玩的。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拥有一个家庭真的很棒，我也很为你高兴，那是你的人生。 不是我的，所以你怕我孩子烦你？不不不不不，曼妮，你完全误会我的意思。你走吧，你走，去找你的冒险人生啊！伟大的冒险王，不要让我这无聊的家庭生活把你人生给毁了。不是伊利才会有荷尔蒙失调的问题吗？嘿嘿，曼妮，说蛋嘞，大家都不可以离开哦。怎样？早说了，男人跟男人不聊男人的问。为什么？到底怎么了？迪亚哥他要走了。 睡睡睡啦！现在是我们生命中最棒的时候了，我们快有 baby 了。错，希德，是他们快有宝宝了。没错，但我们是一体，是一家人呢。我想情况已经改变，玛尼有他生活的重心。接受吧，希德，过去虽然美好，但是现在应该离开了。那只剩下我们两个。不，希德，不是我们两个。 克拉祖跟艾迪要跟我们走，只有克拉祖，只有艾迪。再见，希德。算算冷静，要冷静。我交际手腕超厉害。 我会有自己的家族，为怎么你惊嘿，帅哥辣妹来开头。嗯，算了，无浪，阿拉就家己搏。哦，哎呀，吼！ 注意哦！乌拉吗？有人吗？ 可怜的 baby，我知道那种被抛弃的感觉。不要担心，你们再也不会孤单了。 好好照顾你弟弟哦，妈妈很快回来。 蛋蛋到处乱跑，你们差点把我吓出心脏病。哦，对不起，baby，因为我真的太爱你们了。现在来见见你们的蛮力叔叔，还有伊利阿姨。嗨，你好。我来介绍艾伯特、雪莉，很优口。喜德，我不知道你想干什么，你最好给我停止。我的小孩会听到啊。他们不是你的小孩，快送回去。你根本不是个当父母的料。为什么？ 第一，你居然敢偷别人的蛋，第二，你还差点把其中一个给砸了。西德，他的父母可能快疯掉了。没了，他们藏在地底的冰层里。要不是我，他们早变成嗯蛋蛋兵了。哎，西德，这些将来你都会有。有一天，你会有个自己的家庭，你会遇到一个很棒的女孩。 他的标准不高，眼光也不太挑，而且还闻不到你的臭味。我们买你想要说的是，我怎样了？我会带他们回去。你们有你们的家庭，我最好还是自相点。麦够了我，我最好永远一个人待在冰里，孤单的、寂寞、凄凉、无助。 他能说的都说了。喜德，不要走！别急，没有关系，等一下就没事儿了。这是喜德最大的优点。为什么我要送你们回去？我喜欢小孩，我有责任感，有爱心，也很会养。 你们说呢？嗯，我知道你们都同意。哦哦哦哦！不要哭，不，嗯，不要哭，我会找到干的地方。啊，OK 啊，好了，我来帮你们擦干。我的天哪，当父母有好多事情要做。 也许我还没有准备好。 快些，快些啦！算了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卖草了，为什么一直哭呢？饿了吗？你们都饿了吧？是的，我最会助理。乖乖，乖乖，你这可爱的短口袋呀，乱弄是嘎的狼啊，每天不外露。啊！拍血啦！我不知道你是公的。

你们很想进去？阿妈，你说只跟小孩玩？啊，是的呢，你们是小孩啊！哎呦，不要把东西弄坏喽！那只树懒说，游乐场开张了。不行，现在呢，这里不对外开放。啊！哎，别闪，别闪，别闪！不要碰那个。 谁呀？谁管他，蛮好玩的。小心哦。妈咪，他不肯公交玩啦。你是不是该处理一下？为什么？我小孩先拿到的。才不是。就是。才不是。就是。才不是。骗人骗人，屁股当脸盆。你跟小孩斗什么嘴啊？我是三个孩子的单亲妈妈，难道没人懂得发挥爱心吗？哦，再强一点，出门不要这不可以。不要，不要，不要。 太去做掉了！停！停停停！停！我就在根据专家研究，小孩子想吃什么就给他们吃什么。我的脚踝看起来肿不肿啊？脚踝，早就看不见了。 兰诺，你从哪来的？完了！ <laughs> 听话，乖乖把它吐出来。你不把小强尼吐出来，我们就马上离开这个烂游乐场。咦？呃，别逼我数到三哦！ <laughs> 阿美西哟。 林走个我包皮，他不是我的小强尼。哎呦，包皮还嘛好。小宝贝，快哦，不可以暗藏。记得。哦嘿，嘿嘛你，我的小强尼。哎，小姐，哎，不要。哎呦，真正是做喷射。 这乐园被毁掉了，我们居然没爽到，被那些小鬼抢先玩了。虽然地方毁了，还好没有人受伤，只有这只，和那三只，哎呀，再一只，我叫你送他们回去，可是你居然留他们下来，现在你说怎么办？ 我承认，我对小孩的管教是有点问题。会是小孩，那不单是管教的问题。但是他又吐出来了。哇哦，不简单，给他一个星星算了，模范生宝宝。喜德，他们不属于这里，不管他们是谁，在哪里找到的，送他们回去。妈尼，我不会抛弃我的小孩。啊，没关系，麦丁丁，妈妈在这里。 地震会鬼叫吗？ 闭上眼就看不见妈妈。啊！德，把孩子还给他，她是他们的妈妈。王美娜，怎样？她是孩子的妈妈？你也跟他要出生证明吗？她是大暴龙。他们是我含辛茹苦、好不容易拉巴长大的。还一天呢？ 管他，你这个疯子！听着，他们是我的小孩，想得到他们，必须先过我这一关。快跑！你除了跑步没有别的娱乐了吗？哎 喜德应该就在下面。我猜他挂了，真可惜，我们会想念他。哎，等等等等，你们不能走。好了，毅力，你们几个跟到这里就好了。 你跟克拉、什和艾迪先回去。少来，我不吃你这一套。毅力，你看到那个家伙了？这次行动很危险，你怕就回去啊！啊，很好，我先把喜德救出来，然后宰了他。孔融让梨，哥哥要让弟弟，亲家卖 g 狗，개狗啥？ <laughs> 记得哦，糟糟糟！哦，不妙不妙！伊弟，伊弟，你等一下。听好，伊弟，如果你感觉要生了，就算没怎么样，你都要告诉我。 我们马上出去。好啦，哦，我们需要个暗号，一个特别的暗号，表示宝宝要生了。嗯，那就啊，宝宝要生了，怎么样？呃，太长了，应该要一个简洁有力的字眼，像是这个“水蜜桃”。水蜜桃，我喜欢水蜜桃，它们又甜又圆，还毛毛的，像你一样。你嫌我肥？嗯，哎，肥好啊。 越肥我越爱， <laughs> 跟紧一点。 我们现在都在做同一个梦吗？有一个完整的世界在我们的脚底下，竟然都没有人知道。 招喜德，这还用问呢？呀，你还会在乎我们？你们一定要现在斗嘴吗？先逃命会不会比较好啊？ 如果你不喜欢这只，你可以选那只啊。是孕妇先走一步。嗯，亚巴达巴多。嗯，哇哇！拜托不要再玩这亚巴达巴多的游戏。 突然变得好渺小，慢慢你就会习惯了。呀！呀！呀！ <laughs> 老兄，你酷毙了！真希望你是我兄弟。我也是。我们能养他吗？巴克干嘛？我叫做巴克，巴克·明尼斯特，简称作巴克。 嗯，有一点钝哎。你们来这里干嘛？我们的朋友被恐龙抓走了。是啊，挂定了。欢迎参观我的世界。现在呢，回去吧。慢走不送。我要找喜德。一别急，也许这个武林高手说的很对。玛尼，都走那么远了，一定要救他。我找到脚印了，我们走。哇！ 如果你们进去，一定会找到你的朋友。他在地狱等你们。请问英明睿智的大哥，怎么会知道嘞？嗯嗯嗯，是只母暴龙，带了三只小暴龙，还有一只怪怪的绿毛懒鬼。对，我们的朋友就是那只绿毛懒鬼。你光是靠脚印就知道？不，也不算。 我看到他们经过，往熔岩瀑布那边去了。他们都在照顾龙宝宝。你们要到那儿，必须先穿越神秘的苦难森林，跨过死亡的山谷，到达地狱板块。哇，好极喽！很荣幸能够拜访这个疯狂的世界，可以走了吗？哇哇哇哇哇哇！ 难道你你你你你？你以为这里是热带度假村啊？你保护不了你的朋友，老兄。你以为这好看的象牙会管用吗？那是一个可怕的恶魔。我叫他龙迪。啊，很好，好名字。我本来还担心他叫什么可怕的名字，像是大龙或是龙龙。等等，你是说还有比暴龙妈妈更大的东西？对，对。 没错，这就是他给我的礼物。哇哦，他送你一个眼罩，免费哦！这家伙真上道。对，也许他也会送我们两个礼物。 <laughs> 欢迎参观我的世界。进到那个地方，就等于踏上死亡。好了，我们都知道了，世界末日就要来了，那么。 Oh. 听起来真像是丛林的惨叫声。等一下，干嘛？怎么了？水蜜桃？什么？不是啦，我只是觉得有点怪怪的。你肚子饿了，还是血糖太低？哦，那有水果。 不是啦，玛尼。如果我是你，就不会那么做了。这里可不是你的游乐场。 <laughs> 怎么？难道我连个可爱水果都害怕？嗯，这水果不太可爱。蛮这笔账我会记在你头上。立刻把我们的朋友吐出来！我受够了。 我要把它根折断，这么做，它永远也不会打开喽。什么？好了，你这个孕妇把象牙收好，它们被消化之前，我会救他们出来。不会消化，骨头要三分钟才能消化，那个胖子大概要五分钟。我才不怕。嗯，有点兴奋，别说了，尤其两个男人挤在一起，不是身体上的兴奋。现在轮到我了。救王爷！ 现在轮到我，巴克上场。现在谁比较胖啊？嗯。 食物给吐出来了，赞啦！快说谢谢。呃，谢谢你救了我们。巴克，你可以帮我们找那个绿毛蓝鬼吗？根本没这个必要。当然有必要。嗯，好吧，我愿意帮忙。不过有些规定：第一个规定，永远要听巴克的；第二个规定，按照秩序排好。 第三个规定：爱放屁的人最好排在队伍后面。哼，出发喽，快跟上！我看大家都有点神经错乱了。第四个规定就是：开始去找你们的朋友。 不要紧张，没问题了。妈妈，再不要怕，别晃来晃去，我有点想哭。快，我他要放我们下来了。 最坏的榜样哦！最，大树懒得到一分。冷凉卡好干我鬼子。你觉得那只野兽会吃掉喜的吗？还是会吃掉我们？鲁尼，这还用问吗？ 胡琴，什么都了，什么都会，什么都吃。你猜对喽。呃，哎，离开我的草坪，快滚！咻。从毛毛虫我就认识他了，懂吗？登大狼以前，你靠一身的本领在这里活下来，自食其力。 也不用负任何责任。没错，不可思议，没人依靠，无拘无束，这就是一个单身汉最棒的地方。听到没？这地方真适合我。Hello，等等，我现在不方便说话。嗯，我现在正要去救一只死猪呢。 <laughs> 对呀，是他们死要跟着我，我了，他们以为我疯了。 <laughs> 好，好，好，OK，我们现在要去死亡山谷了，我要挂电话了。好，我也很爱你。 好了，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搞定，跟我来。才三个礼拜你就变了。嗯，为什么要叫他死亡的深谷呢？ 哦，以前叫做超级臭水沟，可是大家听了都一直笑。那现在要干嘛？女士优先。喂喂，他可不能搭这个东西啊！爸爸爸巴，第一条规定。哦哦哦！哎，拜托，长毛香，你的记忆应该很好才对。永远要听巴克的。 现在，眼睛看前面，把背挺直。哦，对了，别把毒气吸进去，会死人的。有毒气，是会让你觉得飘飘欲仙。等等，三横刀。莉莉，没事吧？你一定要试一下。好了。 现在大家快过来！这超简单的，不要紧张，只是有点技术性的困难罢了。呃，暂时停止呼吸，我实在是憋不住了。他吸气了，现在连我也破功了。嘿，我没死哎。 你听起来好好笑。我，你怎么不说你自己？ <laughs> 好了好了，啊，one，啊，two，圣诞圣诞圣诞节，别疯了吗？ <laughs> 空气中没有毒，嗯。哈哈哈。 所有的人不准笑。所有的人不准笑了。 <laughs> 第一条规定是什么？ <laughs> 他们只是笑嘛，有那么严重吗？他们会笑到死的。 <laughs> 不准再笑啦！你知道什么最好笑？我们居然要去救喜德。 我们是都快死了！ <laughs> 我根本就不喜欢他，谁喜欢？他是个大笨蛋！ <laughs> 谢谢你让我淌这个浑水，这是我今年最快乐的时候。多亏你抛弃你的朋友，那真是酷毙啊！嗯 <laughs> 嗯嗯，你个去个去个别闹！嗯，还没搞懂吗？ 哎， <laughs> 看来是得靠杂波狼了。我有时候还会有床，没有关系，有时候我会掉你床上。 <laughs> 呃， <laughs> 刚刚我们说的话你听到多少？我全都听到了。是吗？好吧，你捏我床上，反正你床已经湿了。我们呃，最好快走吧，好像漏掉了什么东西。开吧，p p 准备上菜了，满汉全席哦！嗯啊，嗯，安硕，你们吃不惯蔬菜大餐吗？这样怎么变成超大、超壮的大恐龙？内帅，嗯嗯，我要教他们学吃素，这种生活比较健康。你看看我，我比其他树懒看起来又气。 拍死！我正在教育自己的孩子。哎呦！上面上面上面上面，让吃这个。这东西毛太多，肉太少，还是活的。没事。 为啥？为啥？我们绝对不吃活着的动物， <laughs> 没得商量。听招吧，飞吧，你自由了。啊哼，你不会飞哦。金拍谁？哎，你要去哪里？你都是这样解决冲突的吗？难怪你嫁不出去。 拜托，老师在讲，你有没有在听呢？老师说小朋友是吃素的，你说呃？老师说有话好讲，你还说呃呃什么呃？你最呃，看吧，连你也同意老师的看法。你到底在怕什么？你是地球上最大只的。 不是吗？哇哦！他们死定了。逛早上非常危险，但是到了晚上更糟。而且那个向导还是个疯子。 什么？你说八哥？哼，他是个疯子。哎，我没疯，已经完全疯了，而且他脚超臭。闭嘴！你闭嘴！啊，你这个小混蛋！哈哈，抓到你了！他跟自己的脚打架。我们是不是该走了？什么？你想去当鲁迪的宵夜吗？想都别想！他说的对，火一下吧，肥象，准备杂音。现在有谁饿了？我饿了。你又不需要热量。 那个时候，我的背后就是墙，无路可退。我在一个非常危险的地方，紧紧的盯着白色的巨兽眼睛。 猜的没错，但我活下来了。哇！唉，当你在鬼门关走了一回，才觉得自己真正活过。就在鲁迪把我吞进喉咙以前，我抓住一个恶心、红红肉肉的东西在喉咙里晃来晃去。我紧紧地抓住那个东西，然后用力摇后摇前，摇后摇前，摇后摇前，再摇后，再摇前，再摇后。 再摇前，再摇后，再摇前，到最后我放弃，直接冲出。虽然那天我失去一只眼睛，但是我得到这个。鲁迪的牙齿，靠！俗话说得好，以眼还牙，以鼻换下巴，屁股换蓝。虽然是俗话，最好别搞得像粗话。你是超级黄鼠狼，超酷黄鼠狼，超速黄鼠狼。 b u 地嘣嘣嘣嘣哼，这样他很酷。现在告诉你们，我怎么用魔力的蛤蜊壳把大暴龙变成一个娘炮。是的，师傅。哇哇哇哇哇！今天晚上神话故事够多了，走吧，伊点，你该休息了。听得正爽。也对，你们也该休息了。我负责守夜。放心，巴克，交给我们。附属是越夜越美丽。 对，我是一位华人。晚安，尤迪。 还有我嘞！哎，哎，呀，呀呀，呀！快睡哦，小 baby，我们明天会很忙哦，探险、打猎。好想我的朋友，他们不会想我。 哎，哦，哎，其实你蛮温柔的耶。 money. Kerasu? Adi? Money? 出了什么事？你还好吧？呃，对不起，我只是想保护你的安全，可是却让你困在世界上最危险的地方。哎，这不是你的错，谁知道会搞成这样？我们必须救喜德。对，就是要是当初我对他妈几一点，就不会发生这些。妈几一点？你是说真的假的？你冒着生命危险，带着老婆和小孩来救你的妈 你是个烂老公跟烂老爸，但是个超赞的朋友。 大家先站住！我闻到一些东西，嗯，闻起来像屁股上掉下来的毛，还被一群臭鼬在上面爬过。是喜德，伙伴们，我们已经找到犯罪现场，找到一撮毛，吃剩下的尸骨，还有……啊不，我也猜。 我推测当时情况，大恐龙攻击西德，西德用这个花椰菜反击，把那只恐龙打成植物人，太扯了！你高估西德，他没这本事。对啊，那恐龙去哪了呢？好吧，好吧，有道理。第二可能，西德在吃花椰菜，大恐龙吃了西德，然后一脚踩过花椰菜，花椰菜逃过一劫，所以留了下来。巴克，你什么时候开始秀逗的？ 三个月以前吧，我早上醒来发现取了一个凤梨，一颗超丑的凤梨。唉，但是我好爱它。呃，巴克，这里还有一些漏掉的线索。好吧，你们朋友应该活着，不过差不多了。鲁迪就在附近。哇，我们到了！可怕的地狱板块，会动的都活不了。 Ugh! 大家排成一直线，我们去龙岩瀑布。那什么声音啊？是风声，正在对我们说话。嗯，他他说什么？我不知道，听不懂风话。 迪迪，我没事，哦，不用担心我，我休息一下。迪迪，阿力，他撞到石头上。 算太烂了，天气很好，邻居也不错。 <laughs> 好邻居。鲁迪，鲁迪，我从来没听过这种恐龙叫。那是喜德，我们快点过去。马尼，大凤梨，大凤梨，那是汉喜吧？ 他在点水果鸡尾酒，快点，行啊，水蜜桃，水蜜桃，水蜜桃，嗯，水蜜桃，小小宝宝，他他他要生了，这下不太妙，宝宝生了，这你们你们听到了吗？这不是想象，这是真的，你可不可以控制一下？谁能帮我赏他一巴掌？哦，快，很准，是现在的约定，我马上过去。只有一件事要做，陆叔，你们跟我来。 曼妮，我们回来前你要负责照顾伊利。什么？你们你们不可以离开啊！他马上就要生了。第二条规定怎么说的？第五条规定是要碰到跟女人有关的事，第二条自动失去效用，或者是说碰到狗狗。反正这些规定只是我自己瞎掰的。对对，我可是他，他要生了，你们。没关系，我让你靠。这话说的漂亮，兄弟们走。 好好照顾我们老妹老哥，没威胁哦。那什么意思啊？我让你靠，他顶多靠埋你的腰。我个人喜欢靠背，对吧？准备行动。好了，没事，不会有事。爸爸，爸爸就要来了。说句老实话，小宝贝，你还真会找时间。

准备好展开冒险了吗？是的，长官。赴汤蹈火，是长官在所不辞。呃，我们现在要干嘛？好极了，来吧！哈哈，你以前飞过这种东西吗？没有，这是我第一次。 他在那里，伊利，曼妮，我要过去救他。听着，我负责保护伊利，你阻止那些家伙。可是，曼妮，要是他们伤到他，那就太迟了。你必须相信我。好，就照你说的。 那宝贝跑起来正顺，先来个马步，再踢个正步，马步正步。不好意思，踢正步，先生，我快生了了吗？哦，对，抱歉，你还好吧？我像没事吗？你到底懂不懂生孩子这档事？我不是很懂，但是满你快到了。迪亚哥，我好害怕，我能握你的手吗？可以，呃，当然了。哦，忍耐。 是很正常的，啊！这只是一次阵痛。不是啊！嗯。嚯你看，他就在那里。小德，不对，是喜德。我是说小德。我觉得我们先救喜德，再飞回去救小德。哦，但我没错。Yeah。 我们说，好吧，后来这个鸟虫怪胎，根本不用担心，你不会有事，你做的很好。 呃，我先忙一下。继续呼吸，尼克，调整呼吸，这个步骤很重要。抓住那颗炮弹，点击三点钟方向，开火。 头上吸点臭鸟，快去救我们的朋友！求救！求救！我们真的驾坠！抓住这个！ 他刚吃过咸鱼。算了，我们没救了。啊！我爱你，兄弟。我知道。你给我醒醒，醒过来。啊！看来今天是我取得的忌日了。 是我，还有我，还有我，我我我不想害大家紧张，但现在谁在驾驶啊？哦，嗯，都还没有说再见呢。 办得到，用力，用力，我办不到，再用力推最后一次。你根本不知道现在的状况，嗯，算了，就当我没说。我们一起对付他。我还是比较适合当绝种动物。你你你你我。 不啊，我都晕了。曼尼，快点上来，我想宝宝快生了。 我想，我们可以叫它小伊利。呃，小小伊利，有个更好的名字，水蜜桃。水蜜桃？很适合啊，它长得又甜又圆，还全身毛茸茸的。水蜜桃，我喜欢。我看到喽，硬汉。不不，刚刚那只恐龙抓伤了我的眼睛。 好啦，硬 <laughs> 看又不是石头。我们回来了。是喜德。哎，有小鸡鸡。那是尾巴。是个女生。哦，嗨，小宝贝。Hello，Hello，我是喜德叔叔。没错，就是我。你长得真是漂亮。哦，漂亮宝贝，长得跟妈妈好像。谢天谢地。 好拍什么？你我没有恶意，你是有内在美。真高兴你回来了，希德。虽然我不想这么说，可是我很想你，兄弟。哦，真希望我的孩子也在这里，你们可以当朋友哎。丽丽，哥哥哥，我向自己保证过不会哭的，我没哭。 <laughs> 我差点忘了家庭是什么感觉。你怎么样啊？想不想生个孩子玩啊？哦，好了，兄弟们，大家准备回家。 就是这里，你们出发的地方，还蛮好玩的。记得有空常来坐坐。 <laughs> 那还得心脏够强。没错，没错，因为这里简直是危机四伏，对吧？ <laughs> 好了，罢课就送到这里。这一趟幸好有你在。那是当然哦。俗话说，快乐的时光。这里还有别人，对吧？啊！ 哈喽，鲁迪。我在这里，你这笨重的化石。在找什么东西吗？干嘛不过来找我呢？进洞里去，快呀！ 看着宝宝，别管我们，去吧。嘿，苏达。砰！一二三，木头人。 我是。来了，兄弟们！啊！这一次算你倒霉，宝贝。生日撑不了多久，我们走。你们等等我。 孩子们，过来！我老实跟你们说，你们是属于这个地方的。我相信有一天你们会长成又大又可怕的大恐龙，就像你们妈妈。妈妈，好好照顾我们的孩子。 带小孩吗？想都别想！哎，拜托了，我超便宜。好吧，考虑考虑。嗯，睡了。他在做梦。他死了，那我以后不就没事干了？很简单呐，跟我们走。你是说回地面？嗯，我没想过我会回去。我在这里很久了，已经适应这个地方。 不知道上面的生活过不过得关，没差吧？看看我们，像是正常的一家人吗？ 的好伙伴，有人在催了，走，水蜜桃。他还活着，八哥，我我必须，我懂，更何况。 应该把这个世界留在地底下，好好照顾他们。永远听巴克的。快嗯。 上来了，巴克人呢？别担心，他待在想待的地方。他不会有事吧？你在说笑，谁也杀不了那个家伙。我倒是替鲁迪担心。我知道。 可能我们一家三口并不很适合你，但是，呃，看你最后的决定是，我没有要走，兄弟，生活中的冒险，在这里。其实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，而且我已经练好了。我要怎么让你了解我？坚强又柔软，崇高又有爱心。阿哦！谢谢你。 <laughs> <laughs> 哦，他们长得真快哈，老弟，你看我的 baby，他们才出生第二天就能离开家了耶。是啊，是的。是啊，越难搞我越爱。亲爱的小宝贝。 欢迎你一起到冰原历险。 It wasn't